Thank you. ก็ก็ฟังตอนเช้าตีห้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ตอนเย็นเพื่อทบทว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ไม่ต่อเนื่อง全程五点，我来听法，听开示。 家的修行是很有帮助的。มันก็ทำได้มีหลงก็มีรู้ได้ มีอะไรมันก็ต้องมีผู้มีเกิดต้องมีไม่เกิดมีเจ็บต้องมีไม่เจ็บมีเจ็บก็ต้องมีไม่เจ็บมีตายก็ต้องมีไม่ตายนะเนี่ย 昨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不要再苦的一边，也不要再乐一心。那么有苦就一定有乐，它是相对的。嗯，有好的就一定有坏的。啊，有。 我听说昨天大家很昏沉，有昏沉就会有不昏沉的时候，腰酸背痛有腰酸背痛就会有不腰酸背痛的那一刻，所以你放心。老叫轮回登门。

光撸，就没病，没得撸，就绝绝代，都没有。生老病死的原因，就是因为迷。如果不迷了，生老病死就没有了。帕提塔，帕提塔。 มองสองแง่สองมุมอย่างนี้ก็เห็นเกิดก็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แน่นอนก็ไม่แก่ไม่เจ็บไม่ตายต้องไม่แก่ไม่เจ็บไม่ตายแน่นอนจึงได้ที่สุดตรงนี้悉达多王子就是发现了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寻求一条 没有生老病死的病，跟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也像当年悉达多王子一样，好好的来看一生，如何才能从生老病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 ไม่มาเอากายเป็นลำลาเอาใจเป็นลำลาก็มาเจ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ที่กายใ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ที่จิตใจแล้วก็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ที่กาย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ที่ใจใจหลง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ลี่ยนใจเป็นรู้กายหลงเปลี่ยนกายเป็นรู้นะ如何从生老病死中，从这个生死中解脱解脱出来呢？啊，就是看到你的身。 我看到你的心，这个心每天都在你，这个心每天都在你。彻底的看清身的实相，彻底的看清心的实相，那么就是可以从生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 我们说，身体啊，大家都做一下。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不管是中国人、泰国人还是老外。嗯，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最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觉性。你有觉性吗？ 你的决心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吗？啊，佛教的禅的练习就是要时时刻刻提起决心，时时刻刻保持决心，这个就是修行，这个就是修正精神，这个也是你找到佛头的真正的路。嗯。 <coughs> 走路不多，慢点来嘛，走路。 ยาเาของแก่ยาเาเพีอยาเาลัทธินิสายมันเป็น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คือผมรู้สึกตัวใครหลงก็เป็นของ ใครรู้ก็เป็นของคนนั้น ใครหลงก็เป็นของคนนั้น เรา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ตัวเองช่วยกันไม่ได้我们不要对修行做任何批判，我们也不要认为自己 去啊，思维。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好好活在当下，因为你的那些思维和你的那些形态，都已经不是当下。当下的你，就是坐在禅堂场景，要好好的打一个期。啊，这期间每个当下也是不同的一个当下，大家好好体会一下这个。 把你的所有的啊一些评判啊一些啊思维，全都暂时的把它放下，在你的通过自身的实践中，好好的啊来做一个完整的解答。那么在第七天我们心得真床的时候，你一定。 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โลภจะกลัวได้อย่าแสดงเกียจ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ห้หลงลงไป เราจะได้โลภหลงกายเรากายจะตัวรู้หลงใจก็ใจ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ที่รู้กันดี那么，你大家每天都在迷，众生嘛，不迷怎么有众生呢？啊，迷了不怕，重要是 看见你迷了，不是你已经迷了一年、五年，或者迷了嗯大概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你一直在啊迷某件事情，你还不知道。重要的是你知道它，看到它，啊不要责怪自己，轻松的把它放下，再回到当下的动作上来。啊，对之前加一个轻松两个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用相信，你自己实践，你自己找出答案。我说的话，你也不一定要相信，你通过自己的实践。 你自己会有答案，因为你有迷就会有悟，有生气就会有不生气的那一天，有开心也会有不开心的那一天。刚才说有流眼泪，也会有不流泪的那一天。你通过自己的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修。 ราจะรู้จักเลือกเป็นที่แรกมันเปลี่ยนไม่เป็นพอศึกษาไปพบปะเข้าสัมผัสเข้าวันจะขยันโลเปโดย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นี้不怕通过这些练修行你你不用怕你会发现你的觉性的力量是那么强大一念觉性提起所有任何一种境界 任何一种念头它都会变得淡淡，已经没有什么味道，没有我们之前把它看得那么重所以觉性是无价的，你只有让一个觉性把它培养的越来越强大，不断的觉知、觉知，在觉知中你会得到所有的切。嗯，对，没的。 จึงมี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วันเป็นเดือนหกลองพุทธศกผ่านมาแล้ว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กว่าปีนั่นก็คือวัน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ไม่มีไปไหนถ้าเราหลงก็คือหลง ถ้าหลงเงินหน้ามันถ้าไม่หลงเงินหลังมันมาอยู่ที่เดียวกันนี่เรากับมาฐานเกี่ยวงานเลยถ้าหลง อันควา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ดขึ้นมาแล้ว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กว่าปีก่อนปฏินิพพานหลังปฏินิพพานเนี่ย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ห้าสิบสอง มาไปอีกสี่ห้าปี บวกเข้ามาเป็น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เจ็ดปี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เกิดขึ้น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ก้าสิบเจ็ดปีแล้ว แต่ก็เป็นวัน 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 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วันนั้น่่นมจ西南无尼佛讲了真理，从那一天到现在，两千 九十二年，九两千五百九十二年，这个法没有消失，依旧存在在这个人世间，那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的东西。刚才老张用手比喻，我们的名就是手心。 现在如何让自己的手心变成手背？手背就是物，从泥到物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能翻过来，你就做好了。我们讲总裁，我们讲高明，不是讲命，跟讲口诀啊，从头到尾，从打沙路。 迷不怕，一直在讲你，你不怕。我们现在在观身，由观身直接清清楚楚的看到你的心意。你既由观身，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念头。 那么，等你看到了你的身，看到了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轻轻的将你的名变成知道，将你的名变成真正的悟，这就是修行。ก็ได้พูดไปแล้วในวันก่อน่็กายาลุปัจนา 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เวทนาสุขทุกข์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จิตที่มัน 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ก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ไหนคำว่าก็ทำอา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มันหลงตรงไหนถ้าไม่หลงสี่ด่านนี้ก็ไปได้รุดไปรุดไป那我们还是在自律的上下功夫啊，身、受、心、法啊，这些天你会对身和受。

还是两个字：觉知。你能觉知到你自己吗？你能觉知到你的身和你的心吗？如果你能觉知到，那么到了最后，到了最终，到了最后，还是这两个字：觉知。这两个字觉知可以带大家。 เมื่อ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ก็ละความชั่วได้แล้วเมื่อ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ก็ทำความดีได้แล้ว ก็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 ก็จิตใจบริสุทธิ์เรียกว่าศีล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ไปเรื่อย如果你没有觉知自己，如果你没有觉性，那么你每天都会造业。 因为你是你的，其实你的众生，每天都在造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培养觉醒，啊，让你的觉知力不断的强大。这时候造业的那个人变成了充满了觉性，充满了功德福报。 จิตมีสมาธิมีปัญญา ก็เป็นองค์มรรคประกอบไปคิดถูกพูดถูกทำถูกตั้งใจถูกต้องเห็นชอบเข้าไปเลย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ปลี่ยนไปันเลยไม่มีศีน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เลยนะ这个就是真正的戒定慧，真正的戒 需要在有决心的前提下，你才能学好。那么大家再修一段时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啊，定，我们在这里把“定”讲成决心。只要你有了决心，一切都拥有。 那么我们讲的戒对对，大家明白其中的意思吗？啊，短期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体一体。ออมันก็เป็นกรรม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แท้ๆไม่ต้องอ้อนวอนอะไรเลย เป็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นวิจิตชีวิตสัจจิตเมื่อรู้มันก็ไม่หลงกันคือสัจจิตตร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ลี่ยนได้เมื่อรู้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ไม่มีเมื่อรู้ความทุกข์ก็ไม่มีว่ามันไม่ถูกต้อง 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การถูกต้องที่สุดแล้ว你要决定自己啊，因为你们觉知到是自己啊，您没有变成知道。 生气没有，为什么知道？啊，有的人很喜欢说话，很想说话，很想说话，看到了自己，觉知自己，觉知到自己，看到自己，哎，没什么话可说。啊，有的人很想啊，很喜欢造业，那么一觉成身体，不会去做。啊，这个。 造业的心念变成了知道，所以刚才说，迷，觉性不起，知道；生气，觉知，知道；那么酸背痛，觉知，知道；心念一直外流，觉性不起，知道。一切都变成知道，能知道的这内心就是觉性。 宁静是无价的。ผู้ปฏิบัติจะเป็นผู้ใหม่ผู้เก่าก็อย่าแปลความใหม่ความเก่าแต่ว่าถ้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ก็ใช่ได้นะถ้าผู้เก่าไปหลง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อย่างที่รื่องหาผู้ความคิด ไปห้ามคิดมันก็ไม่ถูกต้องอย่าไปห้ามมันความคิด ความมันยึดก็รู้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ยึดที่มันหลงนะแต่มันยึดที่ใดรู้จะกลัวมัน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ยึดให้มันคิดลงยหบางทีไปเอาผิดเอาถูกกับความคิด แล้วก็ ไม่ใช่ปัญหา เป็นปัญญา我们坐在这个禅堂里面，有的是多摩禅的老修行 有的是刚谈的新学员，我们不要坐在这儿思考自己是老的还是新的，老的新的。 谁用功，谁就先达到目的；谁浪费时间，每天放任自己，放纵自己，你就会比较慢，很有可能你也找不到目的地。所以就是一个名和一个物。 ทุกข์ของทุกข์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จิตเอาทุกข์กั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รู้ให้เราสัมผัสเอา มันคิดก็รู้ได้อย่าไปถือว่าจิดนั้นหลงก็รู้ได้อย่าถือเอาว่ามันคิดให้หลงเป็นรู้ให้ความอะไรทั้งต่า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ไปทั้งหมดเลยไม่ถือว่ามีปัญหาจบทุกไม่มีปัญหาเพราะมีความรู้จักตัวเป็น 本部是老有的。我们不要在苦和乐中寻求一个什么是对，什么错。苦不一定是错，乐也不一定。 是苦乐好坏啊美丑善恶，你千万不要落到某一边。你如果落到了某一边，苦的是你自己。เห็นนะเห็นทุกไม่ใช่เป็นผู้ทุกตรงนี้สำคัญนะเห็นมันหลงไม่ใช่เป็นผู้หลง เห็นมันรู้ไม่ใช่เป็นผู้รู้ มันก็เห็นการเห็น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นองค์มรรคเมื่อเห็นเราก็หลุดพ้น เห็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หลุด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ห็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ก็หลุด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 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หลุด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นี่เป็นองค์มรรคแท้ๆนะนี้นะ 觉知，知道，一面知道，一面觉知，你彻底的从明，明白，解脱出来。下一面，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生气，看到他，看到他，不要成为他，不？要跟随他。这一面知道，这一面看到，这一面明白。

是意识的，你通过觉知，你要看见他，不要成为他，不要变成那个苦的人，你要变成那个觉知的人，而不是跳到里面去跟他一起苦，跟他一起乐。看见他，不要成为他；看见他，更不要跟随他。